被害者中毒而死，而你有充分的动机，有制毒的能力，还没有不在场证据。楚辞同学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冯宇光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？不然，你就是本案目前唯一的嫌疑人。那天我回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宿舍里看书，看见我进来。 突然非要跟我打一个赌，什么赌？他赌自己一定能考博。我不知道他的自信是哪来的，或许是每次都奇迹般低空飞过的成绩吧。所以你们就打了赌，赌注是什么？课题。如果他真考上了，我就要带他做课题。那他如果考不上呢？输给我一块钱。 一块钱，我不相信他能考上，也不想从中获得任何利益，只想快点打发了他，好回实验室。 <laughs> 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他，能请问一下吗？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哦，毒品之患。他吸毒？不可能。 正因为不确定，所以才需要我们调查。对了，刚才我同事问你那个包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说完全不知道？我不想惹麻烦。莫名其妙送个包，这事真的无法理解，不是吗，警官？ 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祈求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集。你相信他？如果能找到不在场记录的话，我相信他。 但这也太扯了！冯宇光的成绩相当够呛，那个楚辞却说他死活要打赌考博。这小子绝对隐瞒了很多东西。一个学渣要打赌考博，确实很怪，但不能光凭这点就认定楚辞有作案嫌疑。怎么说？如果我要杀自己的室友，会选在熟悉的地方，而不是千里之外，而且。 制造实验事故比拿东浪荡碱和二氧甲基苯丙胺来害人要方便得多。不过，楚辞的供词确实给了我一点灵感。灵感？啊，我隐约觉得冯宇光的死可能跟他立誓要考博有关系。亚盛化工突然坏掉的监控也很巧合。如果监控是人为的……嗯，不管是谁为的，现在老子只想睡觉。 英俊潇洒、魅力无穷的严哥，在相亲这条漫漫征程上屡败屡战，以至于鞠躬尽瘁、精尽人亡，急需几个小时如婴儿般的睡眠，来缓解一下受尽折磨的心脏。 <laughs> 甭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，精尽人亡，你想得美，强撸灰飞烟灭呢，你没试过。 我就不该搭理你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跟外勤组说一声，以案发地为中心，立刻摸排全市范围内的二手奢侈品店。二手店？找一个丢了拉链头的双肩包，成色那么新的名牌包，我就不信会被人拎回家买菜用。知道了。哎，你没头苍蝇似的乱跑什么呢？ 人在那儿呢，还不快去道个谢？道谢？道什么谢？老子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拿命拼来的，要跟谁道谢？嗯，没什么事了，参加完这个会我就回去了。哎，还不跟人敬个酒啊？严戏？要不是江队那二等功，最后能轮得到你吗？啊？你看你连话都不会说了，平常不是挺能叨叨吗？怎么傻了？江江队。 我是建宁刑侦支队的，我知道，去吧。喂，严哥，案件中心接到一个报警电话。什么报警？谁报的警？陆成江，那个斯斯文文坐轮椅的，还记得吗？他说在一家二手店里发现了那个包。 我正好看见柜台里放着那个双肩包，我想他既然跟前两天的案子有关系。刚才店主说你在报警前把包里包外翻了个遍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我只想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正面那个口袋里卡了几小片锡纸，像是包巧克力用的，你们可以让技术人员看看。还行。哎，燕哥，你来了。啊。 交给我吧。哎，笔录本给你。小韩，咱们去调一下店里监控。呃，是。你好，严警官。警方还没批下奖励金，你这么早给线索，有点吃亏了。 <laughs> 您说笑了，我只是陪杨梅出来办事，偶尔看见了这个包而已。毕竟我是目击者，提供线索是应尽的义务。 不是吗？你是故意的，哦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俯瞰现场，想看我在马路上到底找到了什么东西。以不夜宫 KTV 为中心，不远处就有两家二手店，但你找到了更远的这一家。你这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参与度，是为什么？你想多了，警官。这家出价比较高而已。严父。 结果出来了，初步对比背包上的指纹和死者重合。呃，店主交代，这个包是三号早上八点左右一名男子过来低价出手的。该男子拿着丰田车钥匙，我们正在联系交警大队，调取这个路段的车牌监控记录。哦，前两天马翔有在案发地监控里筛选出七辆车，你去找他核对一下，里面有没有丰田？有的话，立刻去交管所查车。是。 取一下行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请您不要干扰警方问话，请您往后站一点。您的女朋友好像特别怕你落单， <laughs> 担心我吃了你。严警官要是也有一个身无长物的半残废女友，估计就能理解他的感受了吧？ <laughs> 你身无长物，身无长物的人，能比警方更先一步找到线索？凑巧的事也没办法吧？ 冯宇光是个准备考博的研究生，来建宁实习，死因是东浪荡碱等各种成瘾药物的综合作用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要跑到冰箱里。所以你有什么灵感吗，陆先生？哎，没有啊。瞧你这话问的。那你说什么？原来如此。我，我只说了成瘾药物，你却立刻听出置换这层意思。 难道你大学学的是药物化学，严警官？虽然我没上过大学，不过经常吃晕车药的人，都知道东浪荡剑吧？可是我不知道哪里得罪过你，以至于让你如此疑心。但既然你们快查清楚了，也就没必要揪着我这个守法市民不放了吧？找到了，严父，白色丰田凯美瑞，五零二，案发当天经过现场。 隔日早上八点半离开这条路段。来，这是店内监控图。交管局的消息回来了没？这孙子叫什么名字？呃，查不到。怎么？呃，他开的那辆是套牌车。严警官，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哎，照片里这个人认识吗？ 这个我怎么能认得出来？我连目击证人都算不上啊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上次是不是说你想跟你朋友分手回县城？是，我者回。为什么？你算涉案人员，在结案前限制外出，必须留在建宁。可是，收工，回市局。正午带回去提取指纹，排查全市的肇事车辆和前科人员。 马湘，开车。哎，好嘞。啊，江哥，怎么样？那个姓严的有没有？太起疑心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凉拌。严哥，你你觉得那个叫叫什么江的小子可疑？ 不像，真有嫌疑不会刻意给我们传线索。不过这人是有点怪。嗯，你也跟他打过两次交道了，怎么样，有什么感觉？ <laughs> 燕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我对男人没有感觉，找打是吧？对，我我我这不确实没有感觉吗？你不觉得他身上有种不协调吗？没有啊。 哪里不协调？我看他就是弱了点不，太自然了啊！一个县城打工仔，又卧病那么长时间，在一帮荷枪实弹的刑警面前，竟然没有一点畏缩感，那么从容自若。 <tsk> 为什么呢？哎，难道你看上的不是他们老板娘，而是她男朋友？ 说什么呢？老子会对男的有兴趣？哎，对了，正面那个口袋里卡了几小片锡纸，像是包巧克力用的。你们可以让技术人员看看。巧克力，娘们唧唧的。锡纸。阿翔，你摸摸这个锡纸，是不是太硬了？哎，对呀。 这么硬，当包装纸不合适啊，倒更像是铝箔药板。对对对对，装胶囊或者药片那种。喂，二狗，我是老严。谁是你二狗？你听我说，有没有一种药是给学生考前吃的，可以让人迅速提高智商，考试百分百能过，成分又跟晕车药、摇头丸类似，以至于误导尸检，让人以为是吸毒过量而死？ 你觉得我们法医有那么蠢吗？你还不如叫我二狗呢。呃，不过你说的那种药倒真有，最近才从国外传进来，俗称大脑伟哥，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，可以加速大脑反应，提高执行力。据说很多常春藤高参生都吃过。果然有这种东西。怎么了？你怀疑致死原因是服用过量的大脑伟哥？ <laughs> 不可能的，我们验出的的确是东莨菪碱，正常剂量的一千六百倍呢。那如果，如果死者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，他只想买来复习考博，可卖家却打算勾引他吸毒呢？啊？你刚才说的大脑伟哥叫什么名字？呃，阿德拉，中文叫叫那个阿德拉。燕哥，市局到了。 韩小梅，你去查一下家境富裕、学校较好、曾因吸毒过量记录在案的在校生。本市往前数两年，分生往前数四年。是。马强，你去查有非法代购国外药品的前科人员，有机会大量获取阿德拉的人员，名单全部拉出来，跟吸毒记录交叉对比，逐一审查。好嘞。哎哎哎，其他人继续手头工作。黄金侦破期不剩几个小时了，大家一鼓作气，案子完了。 我请大家一起吃海鲜，是，兄的，没问题。为了海鲜大餐，连队，我送货啊。怎么，找到了？胡伟胜，走私及造假阿德拉等处方药，获利超过五万元，半年前刑满释放。啊，跟二手店监控里那人挺像。 马强呢？去交管局查他名下登记的车了没？嗯，查过了，他名下有辆白色丰田凯美瑞，车型与案发现场完全吻合。啊，就这孙子了。高半清，你带人去，把胡伟生给我弄回来。是。胡伟生，盗窃惯犯，十六岁起多次因盗窃入罪，几年前在公州因为强奸未遂被判三年。 这种不入室盗窃的扒手，一般胆量都不会很大。这个强奸罪，有点突然啊。嗯，是有点。哎哎，严哥，那个化学高材生还关在局子里呢，快二十四小时了，放不放啊？什么？啊，季琛那边的实验室监控恢复不出来，也就没人放他走。昨晚睡了一夜审讯室，赶紧放走。 别待会儿跑去卫局那投诉咱们。对了，告诉他不准离开建宁，随时跟警方保持联络，注意纪律啊。没问题，学霸说了不投诉，赶紧送他回实验室就行。行，你去忙吧，把门带上。哎，怎么？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地方？这个案子也太顺了，似乎有些细节很难说得过去啊。比如？比如，一个毒品贩子。 长期把处方药和致幻剂混着卖，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次吃死了人？你怀疑这不是第一起？对，到底是这次配方真的出了问题，还是说以前的意外都被各种原因压住了？而这次，因为被害者恰好就死在眼前，以致无法掩盖。胡伟生的强奸案，你看过资料了没？看了。 详细案卷只能在系统内网上查，我没权限。只知道是一个重点高中女学生，被诱骗到车里下了迷奸药，没想到这个女生对药物过敏，郭伟胜怕闹出人命，匆匆把她丢进了黑诊所。后来这个案子被定性为强奸未遂，被判了三年，就这么判了？是啊，被害人的过敏源是什么？下的什么药？男的给女的下药就肯定是强奸。 如果真是意图迷奸，怎么被害人刚昏迷，强奸犯就吓得把他送诊所去了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这案子是在公州犯的，经办的也是公州刑侦队。啊，不行了，我还得回去眯会儿，不然下午啊肯定熬不住。去吧去吧，卫生这边我来盯着就行。嗯。 系统内网，自立案到移速不到半个月，这么明显带有内情的案子，竟然这么匆匆结案，没有一个经办刑警提出怀疑。这案子主办领导是江婷。您好，您已进入公安系统内网数据库，请输入查找关键词。 公州市公安厅主要领导，您的，公州禁毒总队第二支队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成江。笔录上写着。陆成江。还不跟人敬个酒啊，严喜！要不是江队那二等功，最后能轮得到你吗？啊，江江队，我是建宁刑侦支队的。 下的阴影吧，严警官，给你打包了一份鳗鱼饭，别太晚吃，快凉。 <laughs> 毕竟我是目击者，提供线索是应尽的义务，不是吗？广州禁毒总队第二支队长江婷，三年前确认牺牲。 魏局，公州禁毒总队第二支队长江婷三年前殉职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江哥，你那边完事儿了吗？我刚忙完了，这就去医院接你。表妹，我被人跟上了。操！你他妈哪条道上的？知道挡的是谁的生意吗？哼，好说，在下正是传说中光荣的人民警察。 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。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见的窗。 长街，就算。 本集 MVP，我对男人没有感觉，老子会对男的有兴趣。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，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